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马爷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laughs> 主动要求讲一讲房东的事情。房东？ <laughs> 哎，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热词儿，房东你都不知道啊？怎么了？我的天道？你是搞新闻的吗？我不太像是。 <laughs> 就是成龙的儿子啊。啊，是啊。还有那个柯。哦，这叫个房东啊！对对对，所以呢。 我呃，昨天呢还到那个我们那个《锵锵三人行》有个那个微博，我去看了一下。首先把我看乐了，一片骂声，就说 <laughs> 你们这个什么小编终于醒了。因为我们这个微博呀，大概有的时候呢是一个月更新一次，有的时候半年 <laughs> 更新一次。我天他妈都骂我们，所以我就必须首先得先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就这个我们节目的这个小微博呀。 它不是凤凰卫视的工作，嗯，纯粹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编导啊，他出于对我们这个节目的热爱，义务的给咱们节目弄了一个这个，哎，这不挣钱的，所以说你要知道，他仅凭热爱的事情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对不对？所以大家也不能怪，对吧？因为这并不是凤凰卫视的工作，没错，纯粹是义务劳动，是，对吧？然后呢？呃，这个就解释清楚了。然后我就看见很多人就是，就前一阵儿，就是说，哎。 这个房东的这个事情啊，几千万的关注这么热，你们为什么不做？呃，不聊。说因为你们不敢得罪成龙，你们要顾及你们跟成龙的关系。哎呀，我说。 我说我倒是想高攀呐，这真跟人成龙还没这交情。 <laughs> 咱们仨里边要说跟成龙有交情的，倒是有一个，谁？那就是他。 <laughs> 哎，你怎么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怎么回事？对他这个这个房东啊，就是他现在法律术语非常严谨，这不叫容留嘛，就是他比吸毒的厉害。就是你这人不吸毒，在你们家吸毒，那你那罪过可比这堆吸毒的人要大得多。吸毒都是。那我再打个岔，这个。 比如说容留卖淫和卖淫哪个最大？那当然容留大。哦。容留，而且容留这个法律词语，就是当年不定多少人，就就是在那儿提炼这个词汇嘛。容任何一个词儿都不能替换。你比如允许，允许吸毒，允许卖淫，他可以主观上说我没允许他，他非得在这儿，我没辙，对吧？容留可没有你允许不允许的意思，只要在这儿，容是容许宽容。 啊，容许你在这儿留在这儿了，你就构成了这个罪。可是这个容留，它要牵涉什么商业的东西？没没没，不不不涉及，没有任何目的。我跟你讲，容留它最极端的会有这种情况哈。你比如说，我去开一间房，啊，我跟张三认识，嗯，张三嫖娼跑到我那间房去，我在宾馆开的一间房，如果我知此事，我知道他带着一个一个一个鸡去去，我就叫容留，非常重。 那假设，比如说有，如果有人，比如说跑来凤凰卫视在这吸毒。 那不是，那它是公共场合，公共场合容留是私人场合。哦。这个知与不知可能。知与不知是啊对，不，对不不不，它是这个第一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你在公共你说你在走廊里那没人管你。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般来说是一个临时或者永久的私人空间，比如你的住宅你没任何话可说，比如你租赁的房子，租赁的房子你到宾馆开房就叫租赁的房子，对不对？这个房子如果你允许别人在这屋里干这个事儿了，如果你是事先知道的。 比如有的警察来问他抓住他以后他问你，你比如他抓住这个这个嫖客他说你的房子谁开的，你说张别人给我开的谁开的哎马月都开的然后警察一到我这儿说你知道这事吗我要说我知道那就瞎了， <laughs> 那你就是容留了就构成这个罪啊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哎他怎么跑那干这事去了好比就说一个性工作者他租的房子他在里头卖淫那他是房东，房东不知道房东不知道可以。 不知道可以，因为你那个房东并不在里头。那我问你，房东需不需要证明你不知道？当然需要。还是说我只要没有证据，呃，证明你知道，你就算不知道？对，他只有逃出一劫，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这个，那孩子叫什么？柯柯震东是吧？柯震东。比如柯震东在，我老把他叫成柯敬腾。 <laughs> 对，如果柯震东在这个房间里吸毒，房祖名并不在这个房间里，他可能能逃过一劫。 他如果主诉啊，主观说我确实不知道，那么这个他就逃出一劫。如果他在这屋子里，你知道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哎呦，所以容留非常重，容留的这个不不管是容留卖淫还是容留这个吸毒，远比卖淫和吸毒本身重。这很多小孩儿，我觉得他们都是孩子，就不是太懂。啊，不是太懂，有的还会你可能呃像这类的事儿，你如果往下跑，可能事情越来越多，那就是说可能多次或者多人。 那就有问题，而且就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现在这种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这个公寓都会有长时间的监控，就是差差不多得保留三十天啊，真的？那当然是国家规，现在公安局都规定了。这监监控哪儿啊？监控出入啊！哦，这个楼里的出入啊， <laughs> 屋里没有， <laughs> 屋里没有，你有出入啊，有出入记录啊，这个人来了多少，根本他这个不光是他了，就是几乎今天所有的公公共，包括宾馆都有。 宾馆都有，所以为什么反腐特别有成效呢？就是所有好一点吃饭的地儿都有监控。你没有监控，他还会有别的问题，比如丢失东西，客人客人说我包落这屋了，那人家说我们没没见你这包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流行农家乐，是吧？就别说农家乐没监控。不说真的，我真的听说有些地方上，有些官不是说不能再去五星级饭店吃饭都得农家乐了，结果都到农家乐，然后叫五星级。 宾馆的这个大厨呢，带着材料，带着什么到那个农家乐去做饭，然后带着一瓶一瓶塑料瓶里面装茅台，说是矿泉水。 <laughs> 所以把把手表搁家里。 <laughs> 哎对对对，你相现那得这么办。有有层次的人，他就能从一个新闻，他关注到法律问题，对，是吧？我也是这样。 <laughs> 你刚才明明关心的是成龙，不不，是得罪了？怎我我也不敢得罪成龙大哥。我不是聊这件事儿，我的本事在于啊。 就是这个不是 <laughs> 把一件事聊成另一件事是我的本事，因为你看啊，我看这个事儿我也想到一个法律问题，这个法律问题啊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了啊，我是看到什么呢？你看我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归结，嗯，你看我从薛蛮子，嗯嗯，这个郭美美，嗯，这个宁财神。 这个房房东，我就看一个个在电视上，这个啊道歉认罪，应该说他们认罪态度都很好，对吧？哎，但是我不由得，你知道那天我产生一个想法，我说，哎，他们是老实的，你要碰见一犯讹的，嗯，对吧？就是哎，咱们这个公安讲话叫负隅顽抗的，嗯，这个你怎么着？那他就看其他证据了嘛，因为除了其实理论上讲啊，就咱们国家从刑法上。 呃，一般的犯罪就是刑事刑事犯罪，我们先说刑事犯罪，吸毒什么这都不算，这是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是两种拘留嘛？虽然都关一屋里啊，但是你性质不一样。那么这个刑事犯罪中呢，都可以领口供，就你说不说不重要了。但是只有一个不能领口供，就是强奸罪。所以强奸罪的那个妇女的主诉很重要，因为强奸罪的定义是违背妇女意志，那我怎么违背你妇女意志？你一定要表述出来，说我不愿意了。 这就叫违背了，所以这个主诉为什么说防强强奸罪最难判呢？就主要这女的只要咬住了，她是强奸我。如果其他构建都构成，那你一般都逃不脱，逃不脱。但是其他的那种你说不说不重要。哎，可是可是问题在于你刚刚说的这一连串的事儿，我一直觉得很不安的事儿。呃，我我我上回也在这里讲过，就还被人说我天真，但是我真的很天真的认为，其实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就一个人犯法吧，犯罪吧，他还没上法庭，他是被告，他是犯罪嫌疑人，结果现在全上电视台，然后这口供就提前先给了全国十三亿人民了， <laughs> 就你你本来他是可以不给这个自述，不给这个口供，他可以直到上法庭才去说，那现在提前讲了，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干扰法庭呢？会不会变成法庭上就能够拿来采纳当成一个证据呢？ 那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每次一抓人，这人就肯定是有罪的了，那我们也就不用法庭了嘛。那现在有点像美美国不是有个电影嘛，叫做什么特警判官，就警察那个机器人抓人的当场，我现在立刻判你有罪，你的罪名是死刑，啪就把他 <laughs> 毙毙了。那现在不就变得有点像这样？美国队长，美国队长不就是这样？不就是这样吗？对啊，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吧，就是你你。 现在每一次就是，比如说抓贪官也是，我不是说那些贪官不该抓怎么着，当然反贪很好，可是问题是你总得判了再说。现在全是一抓了，我们就已经完全都认定这人完蛋了，这人是犯罪了。所以你看，我就这这不叫司法吧？我就要批评你了，你知道吗？你 <laughs> 香港人吧， <laughs> 你看看，这就看出你不了解。哎，不是 <laughs> 我了解，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是应该坚持的原理。我研究了。 我研究研究过，你知道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啊，这个我们这些外行人啊，呃，这这个中国人呐，大陆人呐，我发现我过去对于法律的想象啊，是从外国电影乃至于香港电影里来的。比如说，哐叽，警察一抓人，你有权保持沉默，是吧？如果你这这么说的任何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请律师。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我们会为你指定必须。 要说对吧？对，这是美剧跟港剧。对， <laughs> 可是他们的法律和我们的法律是不同的。这次我才弄明白，你知道吧？这玩意儿叫米兰达规则，人家说了，就是米兰达规则也不见得就是最完美的规则。当然，而且在我们国家这个新的刑事诉讼法里边，哎呀，我一看赫然，哎，就是说前几年争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有没有沉默权？ 呃，很多法律学者谈过。我看这一条啊，大概哎一百一十八条还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啊。首先一句话就是，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哎，那么有人说，这就是说明我们法律里没有这个说，就你必须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必须交代。可是呢，后来又有了一个司法，好像有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说的也挺微妙。 他是说，他也不是说不给你这个沉默权。他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呐，你面对比如说这个侦查人员的这个讯问哈，你可以选择沉默，呃，也可以选择说。但是，假如你选择说的话，你必须说实话。 <laughs> 我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很有意思。你选择说，你就要说实话。这个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刚才文道讲这个，我在想哈。 就是我我一直呃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任何制度的设置，它后面还有一层东西，你设置这个东西是一是是一个一个界界限哈，但它后面有个东西叫文化，就是如果制度跟文化文化发生冲突呢，制度一定是灭亡的。不，你不论你怎么设计这个制度，它只要跟这文化冲突，中国的文化本身不是这样一个保持沉默的文化。 不是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这个词儿都是我们这些年学会的，过去上来就是罪犯了，嗯，就根本就没有嫌疑这个词儿，就你上来就是罪犯。所以在过去的中国的司法的过程中，这我说的过去不是说几十年前，而是几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要求威慑的。你比如中国人过去最爱干的一个事儿叫枭首示众，是吧？对吧？你让这罪犯弄完了，把脑袋割下来挂城门上，所有人都看，我吓人呐，这人呢。 身身首异处了，所以他要吓唬你，这这是我们在这个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过去我们的布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经常看那大布告，那大布告贴的哪儿都是，他最后一定有一句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对吧？他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因为你有民愤嘛，他才去说这个话。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就做这类的事儿，就是让着你，比如文道是受这个西方教育、香港教育，那么他就是。 香港是东方啊，就受西方教育，但是他有这个意识，他觉得这个人在法官没有确定你有罪之前，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呃已经有罪的行为呢？就是因为我们我们的百姓是有民愤的，他必须先解决民愤。愤是一种文化，就他愤怒了。 你必须得让他先熄火， <laughs> 是吧？熄了火，咱再冷静的说这事儿，这就比较好说。你说这是个罪犯，怎么审都可以。如果你突然大家全看着这是一罪犯，你突然说他没罪，你出来辩护，过去好多律师为刑事犯辩护是很危险的。有些人说这明摆着是个罪犯，你还在这瞎矫矫情什么呀？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这个文化我觉得它已经有。 至少两千年以来就行。是啊，可是过去几年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变了嘛，现在又有点回头了。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clears throat> 你说这个销售示众，您刚刚讲这个，现在这等于是摩登版的销售示众，其实有点这意思，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坦白从宽，你就从宣判子开始都这样。文文革的时候示众比较厉害，文革的示众那都是现代版示众。呃，是是这个，那就是说起来是四十年前，四十年前那个示众都是呃呃静态的，就是搁一高台阶儿或者搁那个桌椅板凳，那时候学校弄的，把堆通跟特高把人搁上头，撅着捆着，对吧？挂大牌子，高帽子，是吧？然后动态的是什么？压卡车上，过去那人坐坐车就是卡车，卡车上压着五花大绑。 去去转悠，我们我们都不要说，就我们我都到到三十多岁时候还看过《销售，不是销售，就是还看过这个《五花大绑》的示众的，那过去好多刑事犯都示众的，就是。可是可是我觉真觉得我们现在，当然我了解现在我们要有很多情况，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我们老百姓何必老那么愤呢？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年我觉得老百姓我们人民基本上开始没那么容易愤怒了，有点冷静了。 那其实应该趁着这个事，就是把握的是让老百姓越来越理性，大家越来越觉得一个事儿，啊，什么叫有罪，什么叫无罪，恐怕不是我们民间舆论来断定的事情，这不能用舆论来断定。一个人犯了罪没犯罪，您哪晓得呢？比如说这几年，因为我们还见过很多例子，就这两天不是还有一个新闻，是哪一个地方的交警出了事儿嘛？不是找了几年找一个死人来来来顶包啊什么？因为警察也会犯错误。 执法者常常犯错误，其实偶尔的这没办法。就比如说抓错人了，或者觉得这人有嫌疑，结果最后一发现，哎，原来他他是无罪的，这种情况肯定有嘛，要不然我们何必要司法系统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这时候让我们的警察负担太多。就现在他们负担是什么？好像他一堆人，他就同时必须有责任去证明，就有责任去告诉说，我我永远是正确的，这个人被我逮了，他就已经犯罪了，然后就上电视了。 而上电视呢，我觉得更麻烦，因为你上电视台之后呢，那个电视台也一起承担责任。这个人还没上法庭，电视台已经拿他出来，告诉他看吧，这就是个罪犯，我们都说他有罪。那万一到了法庭，被判原来无罪，那怎么办呢？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 <laughs> 我们嗯，这有两个法庭，一个是法律的那个公检法的那个法庭，那是法庭，还有一个呢是道德法庭，老百姓呢是道德法庭的法官。 对呀，很多事儿是属于道德法庭干的事儿， <laughs> 对对吧？文道刚才说那个事儿，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让民族就变得越来越冷静哈？是啊，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大家越来越冷静，但是它有一个前置，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你法法治越来越健全。嗯，问题是我们这些年呢，呃，忽然发现法治不如，就某的地方不如原来，为什么呢？就是贪污犯的数额在增大。嗯。 你仔细想想，前些年被枪毙的那些人，要搁到现在全枪毙不了，嗯，对吧？那么老百姓的那个愤怒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本来说，哎呀，过去逮这个贪污犯，贪污几百万就给崩了，是吧？现在一贪污好几个亿，啥事儿没有，不能说啥事儿没有，就是起码死不了。嗯，那他那个愤怒就油然而生，他有比较嘛？这些东西都是在记忆当中，而且就是，嗯，没有十年前的事儿。 十年前，你看那个什么，我们省级干部崩的有什么胡长清吧？是是。啊，国家级的有那个陈克杰吧？陈克杰我印象中是四千多万。是。今天四千多万不算什么。呃不，呃对，不算什么。对。那老百姓的这个愤怒不可能没有，因为他是一个有情感的东人嘛。他他发现这个这个贪污和受贿这个数额超出了他的想象。 比如他说一个一个官一个大一个省级干部说哎一贪污就说贪污了几十万块钱大家说哎呀这算了吧这大家肯定是这态度啊清官 <laughs> 算了算了算了哎可过去可不成过去几十万就可以给你给你崩了对不对 <laughs> 是吧你要是赶上建国的时候刘青山张张子善那都是革命工人，咋的毛毛主席那话就是你拿一分钱都不成对不对嗯那现在老百姓是心态很宽容的我觉得老百姓对腐败 <laughs> 严格说心态很宽容就是大家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有腐败心态的，因为什么叫腐败心态？我老跟他们解释哈，就是说，比如家里某一个人一生病，家里的所有人第一反应是哪个医院有熟人，咱们怎么说？这都是腐败嘛！你去看病不就完了吗？哎，这孩子要上学了，马上说，哎，我那个哪个怎么能找到好学校？这全民族的都有腐败意识啊，所以老百姓对简单的数额可容纳的腐败，它是是有宽容啊是有宽容度的。 但是他不宽容的是什么呢？说那钱一听我都晕， <laughs> 是吧？那数都数不过来。 <laughs> 结果呢，上面上面又显得比较宽容，没有崩啊。按照老百姓，怎么没一枪崩了他呢？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就是反弹，反弹就民愤反弹。所以你看，我们一方面要依法治国，另一方面他还有承载着这么一个文化、文化情感。对，这么写，就国情复杂吧，国情很复杂。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还看到一种挺深的分析，就是说啊，西方啊，它的基础是人性恶，对吧？就承认人性是恶的。那既然承认人性是恶的，所以你看他上法庭啊，他就是说你呀，成年人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嗯，就负责就是认罚。但是呢，从另一角度来讲啊，他不见得你要灵魂深处。 你甚至你保有你的沉默权，你说你这人就就我不说，啊，沉默权就是他是坦白不知道是不是从宽，但他抗拒不从严，你明白？就是你你可以沉默，你出于种种理由你说我我不说，但是呢，而且你不能自证其罪吧？这个他必须找到证据证明你有罪，然后呢，按照法律你该坐多少年牢，你你受罚。但是呢，他们讲中华民族啊，嗯，他是人性善。 我们认为人之初啊，性本善。这个性本善就变成什么呢？一个人要涉嫌犯罪啊，我们希望看着你啊，痛哭流涕。嗯，你也得发自内心，哎，你你你不光是关两天的问题，你得打心眼里说，哎呦，我错了， <laughs> 对吧？对，老百姓踏实了。你他不能说你不吭声对，你认栽，他心里就高兴了。 <laughs> 哎，你对吧？但现在其实电视上这些，就是我们能看到，都是先认栽，对不对？你在电视上。 就是咱们今天抓到这些犯罪嫌疑人，有一个人敢在电视上公开叫嚣，说我什么都不怕，马上那群那老百姓的反弹，你说不？我跟你说，他不但是什么都不怕，那个播不出来， <laughs> 不， <laughs> 那不让播。不，他不要说直接的反弹， <laughs> 比如我们说一个宁财神说了一句话，反弹非常大。他就是出来以后，他说这个吸毒以后，我不不不不后悔，我做的事儿不后悔。我想他的他的态度可能是对自己来说的，做了就，但公众不这么理解，公众认为哦，你。 你这事儿你还牛什么牛啊？你都被处理了一下子了，你怎么怎么怎么着？所以后来他这个事儿反弹很大，加上北京口音非常像群众，是吧？对对对对哎，我我真是觉，哎，你你你不是我我我我好奇的是，你别说忏悔啊，嗯，这个东西它永远有个矛盾，就你怎么知道他在说真话？就所以忏悔呢，一般我们都假设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不能用酷刑。 来获得，不能用暴力，不能用压力。你必须让他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他还真得是灵魂真正自我的剖白。所以，忏悔这个东西呢，它有个很大的前提，它要假设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嗯，你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不能被限制，你不能被限制，你你的忏悔就不是真的嘛，对不对？对。好，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刚刚讲到西方文化，不要忘记西方文化有很强的一个忏悔的传统，那是因为基督教传统、基督思想传统。 他很多时候谈自由意志，你有上帝，人怎么还能有自由意志？他就从这里面讲，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他怎么个忏悔？而忏悔是对谁忏悔呢？你是对上帝忏悔，而上帝本来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嘛，那你忏悔他当然知道。但问题现在电视上对人民群众忏悔，人民群众就是上帝，对，但我们怎么确保 <laughs> 民群众他这个忏悔是真的？ 他他是不是受到压力还是怎么样？还是他他受心理压力，有时候就能看出来，眼睛是血亮的，我是心的。受到心理压力，钻到这个教堂里，到那个小忏悔屋里去，对着主教说点话，说我他妈确实我昨天弄人家人家女孩那的心里有点过不去了，对对对，哎，就这事儿嘛，对不对？哎，然后他也不问你。